锵锵三人行，马博士啊，今天咱们共同看着这个又婷啊，这赏心乐事啊，所以这个做节目嘛，总得有一个小美女，咱们可才那个特别精神。我是我刚相反，我每次我很多不同的拍档。 幼婷是我最不敢看的，因为她长得像我女儿，我觉看着她有 <laughs> 有点不伦的感觉。真的， <laughs> 对对。那上一次你还夸她的大腿，你你能我哪有夸她大女儿嘛？她在越南的那个看 V C R 之类的，对对对对对，照片那不是？ <laughs> 对对。今天讲的话题跟这种心理啊都有关系。这个美美今天来不是，幼幼婷今天来本来是准备。 郭美美，对吧？我们得向这个郭美美鸣谢，你知道吗？她一个人撑起了我们至少五六集节目的话题啊！ <laughs> 是，而且可以叫美美三人行。二零一一年才七月，才上半年结束，没错。这个中国年度网上风云人物已经出现了， <laughs> 肯定不会有人打过她了。吧？对，我以前少年你盘算的时候，肯定就是郭美美小姐。我们的冠名可以改为美美三人行啊！ <laughs> 但是我就跟你说，还真的是像那天这个陈丹青老师说的一样哈，现在很快都过去。 多大的事情，很快又过去。我本来准备讲郭美美，可是今天我在香港看到报纸的这个头版，我一下我决定要讲这个话题。但是这个话题，你看看我是多么样的操守的这个人新闻人，对吧？我怀疑这个背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政治动机，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政治动机，我不提这个人的党派的名字，甚至连人名都不提。嗯，是。而且因为我也觉得有点同情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去叫鸡。 去叫鸡呢，结果被香港这个记者啊等在那里。香港记者上一次，他是一个香港一个党派，这家伙政治前途可能就完了。嗯，香港一个党派的干事。嗯， <laughs> 干事啊，哎，你知道台湾的那个叫制服店，你去过？你你听说你你听说过吗？没去过，我听说过。你听说过里边的妈咪叫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叫干部。 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叫干部，那干部叫什么？ <laughs> 干部，我觉干部就是应该是小姐叫干部，对，他们叫领导。我们台湾朋友跟我这这第一次来大陆吓坏了，说 <laughs> 干部是吧？那他们那边要叫小姐叫妈咪的时候，就叫哎，叫个干部来，叫干部来， <laughs> 对、吗？对，这个语言很搞笑，所以他是干事，他呢就去嫖妓，是，哎，他合法吗？ 香港按照新闻，他去的那个地方是不违法，是不违法，因为香港通常坦白讲不抓卖淫的，也不抓嫖妓的，他抓那些靠卖淫的人来维生的人。 比方说那个叫个叫拉皮条，嗯，这是来操纵这个卖淫行业的人，所以其实一买一卖本身哈是不不不违法的。对法规方面，佳慧早一点查的清清楚楚， <laughs> 为了自己的方便。 <laughs> 哎，我就是说啊，我为什么觉得可怜呢？当头被记者撞着，一下子真是手无不是语无伦次啊，就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个老实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 而且我我来做访谈，我就什么，我就跟紫藤组织过去干过，就是说他们这个啊访谈。后来这帮记者啊，我觉得现在记者逼人也是太甚了。这个记者说你怎么访谈？你给钱没有？他他说我要让这个凤姐啊在里头做各种这个性爱的姿势，说你跟嫖客都怎么做的？就我觉得这个人呐，完全不知道说就说什么了。 哎呦，坐在那边，你觉得他可怜吗？可怜啊！看到照片以后，我就觉得，就像我刚才也跟你讲，我说他还真不是一个真的就是很玩家的人，不然他不就是不然他不会出来被记者撞见的时候还这么的手足无措，而且那看起来就是做错事的小孩。你看他那张照片，天呐，坐在这个。 台阶上，台阶上，真的想做做事。他心里在大概有五百万个画面在那个脑海里想，说：我回家怎么跟老婆解释？明天我是头版，我要怎么跟这个呃我的这个党党主席解释？天哪，这一切一切一切，我想他就一直在这个画面里面闪过吧。没错，哎呦，太可怜了。可是问题是说，你说他政治前途尽毁，这个那要看他是扮演哪个角色。因为坦白讲，看报纸说这一位老兄啊，也不是出来选举的人。 他不用本身不用去拉票，而且他从事很多地区的工作。 坦白讲，那个地区可能还是草根地区，因为对于草根的群众来说，哈，他们有一种我们不一定同意，可是他们的运作是说，哎，他们那个觉得那个事情不算太离谱哈，没有什么了了不起的事哈。所以说，假如他是那个地区来做这种工作的话，发生这个事情可能会被人家取笑一下，被糗一下，之后可能他的政治工作还能够保住。但是报纸说他自己都好像要考虑。 什么请辞？考虑今日请辞啊？没有，因为在当时嘛，当时通常的嘴巴是这样说。 <laughs> 我说请辞之后回来升官这种事情，我们常见嘛哈。哎，但是啊，就有鉴于此啊，这个新闻呐，所以我就今天呢，特别想发布我的一项研究结果。是这个论文的题目叫“色字头上一把刀”。 <laughs> 我这个论研究啊，进行多年是吧？就一半是科学统计，另一半呢属于命理研究。 你看世界上的事情，你发现没有？你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解释啊。对。但是我过去说，你说中国人保守吗？嗯。但是我看到卡恩，我看到克林顿，说法国人开放吗？我我也看到一个法国的那个什么部长啊，或者一个一个什么呃，就是包括意大利这个贝鲁斯科尼呀，对吧？哎，我呃还有那个什么打高尔夫的那个。 啊，泰戈尔。对，哎，我现在就有我有我有一种感觉啊，结合身边很多朋友的体会哈，我就觉得这个中国老祖宗讲的是不是有道理？真的是色字头上一把刀。你可以从很多别的地方解释，但是你看，人们头脑中啊有一种其实是因果报应的观念，就某些舒服啊，你不能玩的太舒服。 <laughs> 你比如说，咱古代就讲说隋炀帝，嗯，那你玩的太爽了，连自己妹妹你都玩，对吗？你到了某种程度，是不是天有个界限，会产生？你比如说，冠希，对吧？ 那艳福太大了， <laughs> 你你知道吗？嫉妒又来，对，你不能讲那个事情，一讲那个你心脏病诱发。那是啊，摸心脏去。 <laughs> 但我觉得需要讲，这样让他的心脏跳动一下，可以有这个血液循环好一点，活血，活血， <laughs> 活血，对对对。哎，你你你们觉得是不是？就我就觉得就是，是不是真是色子同样一把？包括很多干部啊，不，我是说我们的那个呃大陆地区的很多贪官。 你发现没有？对，最后咱要照正经道理讲，大家不要揪着他情妇说，除非他情妇贪了公共利益的钱，这再说。可是你又不得不承认，许多案子的突破口。 嗯，是从男女关系这事儿上进去的。很多情报也是因为女间谍的关系，是吧？就是总是这一招屡用不鲜。虽然零零七告诉你，就是电影演了五百万遍，告诉你说这个女间谍要小心，就有可能套出机密，可能让你政治前毁。所以我只想问一句：这种报纸头版已经 n 次了，为什么男人呢？你们明明就已经拥有权跟钱了，还要去冒这个险呢？为什么？真的是克制不住吗？ 真的是吗？ <laughs> 那冒险的时候哈，当你任何人的冒险，不管是这种事情还是偷东西，我们看到很多家里很有钱的人，他还要去违法，为了好小的钱，做违呃快感是一回事，另外是说做违法违规的事情的人啊，永远觉得我做的事情不会有人知道，不会被发现哈，这这就等于斯特拉发动战争的时候，我不相信他心里不觉得这是不对的。 可是他总是觉得我最后会赢，赢的那个人是我，输的会是你啊！所以不是说他们说呃呃不知道这个有危险，他觉得自己自信心，觉得我一定能够呃超越这个危险。哇，这个自信心是哪我跟你说，这男人都是贼，就是贼心呢。为什么叫偷欢呢？这个就是侥幸，就是都是侥幸，觉得自己没事儿，就是追求快感那个欲望啊，太强烈了。 太强烈了，然后觉得这个概率上啊，应该能躲得过。那但是你就忘了一条啊，我就是说啊，这个常在河边走啊，哪有不湿鞋？对呀，你就是说走多总会碰到鬼啊。真是色字头上是不是真的有一把刀？我觉得啊，没很少有人说啊，就玩一次女人就玩现了的。嗯，大部分你看这个人出了事啊，其实不冤。 累犯不冤，就我要去给他做心理医生，我就会这么劝他： <laughs> 爽也爽够了，真的，你玩的多少了，对吧？不冤呐。但这个东西就像是呃毒品一样，你会上瘾的嘛。 既然一次偷过了，第二次偷过胆就越来越大了。反正再下去你根本已经就忘记第一次的那种恐惧了。你第一次恐怕会恐惧，但你跨过这个线了以后，你就会已经忘记了。所以呢，到五六次以后，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玩了几次，其实。所以呢，也就也就放。就像的江》一么样？女的又怎么样？连郭美美，说这个导火索啊，这个线头，可也是色子头上一把刀啊。是。都是男女关系这儿。 起的嘛，是。那叫文涛。那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哈。我们都同意，所谓“设置头上一把刀”，对，特别对于某些专业来说，坦白讲，他假如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做生意的人，或说是路边的摊贩、小贩，什么无所谓嘛。 也没人拍他，当然哈。可是对于说，比方说他是老师，他是那个政界的人，当然这是那个比较危险哈。所以那把刀也有大刀、小刀、中刀的差别。 <laughs> 可是问题还是要退回一包一步哈，问另外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让赊这个那么好玩的事情头上要放一把刀呢？是什么样的一种保守的制度？ 会让这种事情会变成有危险呢？家辉发出了他对社会的呼吁，对吗？我们广告之后接着探讨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马博士，我们这个香港嘉宾他就是不一样啊！去广告的时候，他在撕我们这个报纸上的这个 <laughs> 什么？这是什么版呢？夜总会招 <laughs> 招工的那一广告版是吧？呃，咱们可以看看这个高尚、斯文、礼貌啊，富二代第一分会。现在夜总会招人都是这个。哎，家辉博士，你说说你为什么？你说吧，我说了他们也听不懂啊。说要找二十八名丰富经验、资深超级女经理啊。 这个齐齐方方真真依依加加零零， <laughs> 对，其实我注意到这个是因为本来我们说好讲郭郭美美事件啊，也可以讲啊，也可以我觉得美美这字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很俗啊。 <laughs> 会取美美，这听说不是真名字哈。是，你说你父母亲给你取这个名字没办法嘛？对，叫家辉多土啊， <laughs> 你没办法哈。可是当你自己为了某些理由去替自己取名字的时候，你还叫自己做美美，我觉得这个人的头脑非常有有有问题哈。我这个用竹幼婷出来的时候，我刚开始也当艺人，可是我刚才当艺人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名字是我爷爷取的，竹子从小亭亭玉立，然后就是对一个女孩子的期许，那我就特别喜欢。可是出来的时候我。 经纪人或者那时候在演艺圈，就一直叫我改名字。然后说：“又停，不不随便，你去算一个。”这样说越简单。 越白痴越好，就是他说，因为你幼婷没有人会记得住啊。我想到这个幼婷，我想到幼齿吧， <laughs> 幼齿、 <laughs> <laughs> 幼齿、幼幼之类的，哇，竹子、竹小、幼齿哈，都比竹幼婷好记，所以呢，恐怕这也是这个，只是让大家好记。那要在哪个行业？因为我看到这个广告很好玩。第一个，他是这样，他招聘嘛，坦白讲，骗女生嘛，骗无知少女来用。他就说，我们这个夜总会是富二代第一分会。 等于说我们客人都有钱，每个人像文涛一样有钱人，你可以来交往。 <laughs> 然后呢，那个我们的举例，我们的小姐名字有齐齐方方真真依依家家玲玲。然后呢，他说自自由由快快乐乐，马上可以赚十八万、二十八万、三十万，这样这样等等的。而且这个好玩了，没不需要经验，不会有色情，不需要喝酒啊。 他怎么赚到三十八万？他现在跟你说要色情， <laughs> 要经验，要喝酒。哎呦，你你说这个喝酒，有些不用干这个。呃，今天有个新闻，好像是在我忘了是不是贵州还是大陆西南地区，有一个二十六岁的女教师，你知道吗？被这个校长啊说陪他们那个县呢，还是个什么地方的局长啊什么喝酒，喝醉了酒以后啊。 就被强奸了，哎呀，被强奸，他是你想多狼啊？这个男人喝醉了酒啊，这个女的啊，她躲在把灌醉了以后，她躲在派出，她不是派出所，她躲在洗手间，她不出来。后来强奸她那个局长啊，从那个搬了个梯子，搭在那个女洗手间的窗户上，爬进去，出来，呃，就把他那么强强奸了，强奸了，所以所以他后来他去报警啊，说这个当地派出所啊，还是一个什么呃警察呀，还是什么，还跟他说什么的说。 戴避孕套就不算，戴 <laughs> 避孕套。这香港这个这个什么这个这个党的这个人呢，这个干事啊，他也是说说我到那个地方找凤姐啊，是就是交交给他戴戴避孕套。哎，这个 <laughs> 你你你你怎么看？没有，因为他当然是想这个借口嘛。就像我刚说，他是地区工作啊，他可以说我地区工作里面是负责这个，我要借出不同的草根，要帮他们。 他的这个凤姐也是草根嘛，我需要替教他来防治艾滋病。我觉得他临急临忙就只好讲讲这种事情。可是我觉得我刚来修订你的论文题目，哈，对对对，奢字头上一把刀，我提的第二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都明白啊，为了某些理由，不管是政治还是权力斗争啊，呃呃，让奢这个事情变成危险，我们都明白。 可是真正值得探讨就是说，为什么呢？本来奢侈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是是的，的。因为这个社会不能只有法律。 来规范这个社会的运作，最高比法律至高的，我认为是道德。所以呢，当你对一个政治人物或对老师、对特定职业甚至记者的一些要求，你会比一般的人要更高。所以这些人主导着整个社会的运作。如果这些人的道德观都没有，那他怎么他还要带领这个社会？什么叫高？什么叫低呀？那么，又婷，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：假如说有这么一个男人哈，是他对这个性啊爱好者。 他爱好这个东西，是。那么他呢，每天跟一个不同的女人去搞，当然是自愿的，是自愿的，甚至都不见得是有钱的，人家可能长得像金城武呢，对吧？那么对这样一个男人，你认为他这个行为是不道德的？不是，他如果没有结婚，够。是可以的，是可以。假如结婚，他老婆要容许呢？但是这跟大家有跟大家有什么样的关系？那那可能就是那现在就是你看这个，为什么每次发生这些事情之后，老婆就要？ 陪先生出来一起开记者会，不管他愿不愿意，他得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说，如果老婆允许，我们有什么好说的？是，这是我们在呃一般社会概念上觉得哦，可能还是允许这样子。不对，我跟你说，甚至啊有些时候啊暴怒的民众啊，连你老婆说的他们都不信，说你老婆同意也不行， <laughs> 我们老婆都没同意呢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搞政治的人的苦恼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觉得世界上有两件事把我们变得越来越保守了。嗯，哪两件事？一件事选民政治，是，一件事。 这儿是商业广告，嗯，你发现没有啊？比如说啊，这个咱们就说商业哈，为什么现在这个明星你搞个婚外恋你就完蛋呢？因为他是跟一串这个钱呐、商业啊结合起来的。比如说，对于一个商家来说呀，说实在的，真的商家他才不在乎这个那个，他在乎的只是他的市场，他在乎的只是他的客户，所以呢，他是从众的。比如说他的客户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觉得呃不能搞婚外恋。 你要找了个第三者呀，甭管你什么，我们不喜欢，那么就会影响到他的销售，他的品牌，所以他认为找这个明星啊，越保守越好，最好你从来没性爱，你发现没有？这就是常在河边走，他根本不湿，不是，根本不要在河边走。那这百分之八十为什么认为婚外恋是不对的？这个观念又是谁给这百分之八十的人？所以这是每一个社会，这个或者是甚至媒体。 我们一直教导下来的，或者是历史的一个累积、文化累积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看看国外，我们刚刚说贝鲁斯科尼那些人，他们没问题啊。对呀，卡恩回去他还是可以选总统，克林顿完了这一招他。 他现在两个人也在也也很好啊，这 <laughs> 政治前途都很好。但是这就是在国外的一个情况下，但是我说在现在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上头版？他就是他在中国的社会里面，那不你你生在这里，那你就是配合这个道理。生在这里，我重点在于说不一定要配合。我们说 <laughs> 这种事情啊，你生在这里， <laughs> 我们要反省说啊，反省说呃，我说大家一起来讨论说，为什么会我们永远陷在这种？ 好像一条村的村民，永远在为官奸夫淫妇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可是时代毕竟是进步的，比方说陈冠希事件啊，拍照事件之后，也不断有民意调查也好，市场反应也好，也根本觉得无所谓啊，觉得说不会说，觉得这样就。 抛弃这个偶像，所以当我们说什么市场不容许这个等等的时候，往往是一种假设啊。我们按照规矩，按照传统，按照以前几十年的想象，我们想象说一般是不容许你有婚外情等等哈。嗯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假设，不一定真实。一定要有人出来说话。比方说克林顿事件，我讲了好几遍说，在克林顿那事件在什么他们的议会去审判他的时候哈。 有几十个，其中很多是诺贝尔奖得主，在欧洲的报纸，在美国的报纸，联名登广告支持他。标题是什么？就说请美国国会不要再性压迫克林顿，就是你不要用性这个来压迫他，他没事哈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你看我作为这个主持人呢，我就有一个感觉，就说这个公众啊，他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呀，越保守是不会犯错误的。 你明白吗？好像是保守的人呢更苛刻，这些开放的人呢实际叫宽容。比如说你很很保守，开放的人没什么，开放的人可以接受你哦，他就是很宗教或者很很道德，他就是这样的道德。开放的人不会去骂你，对吗？但是呢，你要是开放，保守的人会不能容忍你，他不会说。 我这其实这个道理，按说很容易讲明白。你不这样就行了吗？你为什么反对别人这样？但是我注意到啊，有些极端保守人士，他有这个特质，就是说我不这样，你也不能这样，你白有点意思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香港今天另一份市民大报的这个头版发出来的这个图片，其实马博士很感兴趣，是为了满足他呢，我们也放一下。 <laughs> 这也是今天香港的大新闻，制服诱惑。呃，警方好像现在就好像内部要检讨，说是这个觉得警方觉得挺丢脸，是因为传出来这些警花拍的这些个预预照了，预照了。老实说，我觉得这个腿啊。 到绿的程度，对对，对，跟跟幼 <laughs> 婷的，跟幼婷的 <laughs> 就没法比啊，嗯，因为很多专业，他你再看一张，你再看一张，他有他的规范，对，哎，我一开始没看出是男是女， <laughs> 后来我发现是警花，重点是他拿了枪，飒爽英姿五尺枪，你知道我们哎哎，再给，哎对，来了，佳辉博士评论一下。 那因为就像这个也好，还有律师啊，以前香港发生过一一个事情，其中一位男的律师哈，他就穿成好像超人一样，把内裤穿在外面拍一些宣传照片，结果呢就被律师工会来告他，不是告他了，来那个按照他们的规范来批评他啊，还甚至威胁说把他的律师律师牌啊停掉哈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觉得律师没有关系嘛哈，他作为一种专业。 他一定要维持他神圣的、被人家尊重的那种，就像你刚说的，安全的、保守的形象哈。嗯。警察是一个嘛，所以这种会成为头条新闻。我们一看当然是觉得蛮蛮好玩的，在香港才发生的事情。不是你提的问题，好像不是这个。 <laughs> <laughs> 你是说，就是我们应该谈谈那个永恒的问题：为什么男人喜欢女人穿上制服就觉得很性感、很诱惑？嗯。 你么问我不是男人啊， <laughs> 我是应该是女人有这个爱好吗？没有，我不觉得。是吗？你穿过制服吗？我没，我们穿过制服。我学生的时候不是穿制服吗？哦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连主持人都会，我们不是播新闻很有这个制服吗？但是很多男生都会问你，就是要要跟你约会的时候就说，哎，你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因为一句话你能说出理由吗？为什么男人对这个感兴趣？